何婆婆出生在广东番禺，八岁那年以亲戚家的帮佣的身份来到香港，也就是香港俗称的“妹仔”。那她的五十年代基本上是在工厂里度过的，后来嫁给一位本土左派技术工人。他们夫妻俩在五十年代末曾经有过一段志愿去大陆支援祖国建设的经历。何婆婆一九三八年出生在广东番禺乡下的一户农家。 一九四六年，也就是日军在香港的占领刚刚结束，何婆婆的亲戚有一次回乡探亲的时候，就把她带到香港，从此在他们家做一名女佣。当时的香港社会有不少像何婆婆这样的所谓的“妹仔”，啊，也就是这里我找了一些资料，那当时一九二一年的时候，社会上的妹仔大概有八千多名。 后来就有呃发起，社会上有人发起一个反对续币运动。那一到一九三六年，呃，危宅的数目也并没有减少。后来港都是为呃，你开始为危宅进行人口登记。那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有人因为买入危宅而被检控，这种情况才稍才才稍微缓解。也就是说，呃，香港的这个。 呃，从老家带带小女孩到香港来，作为作为呃家里帮佣佣人婢女的这个这个习俗，是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逐渐逐渐呃消失的。那在亲戚家待了几年之后，五十年代初，何婆婆就自己到红磡的德生针厂去打工了。 他在那里做了很多年女工，具体做了多少年，他说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每天的工钱是从一块钱做到将近五块钱，一直做到一九五八年结婚为止。呃，在当工厂女工的那几年，只要不加班，那他就会到呃土瓜湾的工会去玩。那个时候工会经常组织各种跳舞啊、做游戏啊、去郊游啊这些活动。他说。 呃，就是跳共产党的那些舞咯。那我问是跳什么舞啊？秧歌。他说是啊，是啊。那他当时还参加过工会为劳工子弟学校筹呃办的筹款活动，就有点类似今天的呃，像周末的时候在香港街头大家都会看到的卖旗。那他还一直强调说我不识字的，我只是去工会玩，那别的我都不理。那我先生知道的比较多啊，可惜他已经呃过世了，就没有办法再给你讲这些故事。 呃，这两张照片是我从香港工联会的网站上找到的，是五十年代工会办的食堂以及工会组织郊游的场景。其实当时香港工会与内地工会组织是有联系的。一九五八年何婆婆结婚，她的先生是当时九龙船厂的技术工人，是旗帜鲜明的本土左派。他们是在工会活动的时候认识的，一结婚他先生就决定报名去支援祖国建设。 于是呢，他们就通过香港工会回去大陆，并且是被派到福建省福州连江县的一个造船厂工作。何婆婆回忆说，当时跟他们一起从香港回大陆支援建设的有一百多个人，就她那一批一起走的，其中有十几个被分派到福州，其他人有的去泉州、广州、桂林，啊，总之就是服从党的命令，没得选。那这些一起去的人，后来有一些呃到。 晚期回到香港之后，也一直还有联系，呃，直到也许多人直到去世之前都跟他们保持联系。那关于这一段历史，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我找到这样一段文字：，一九五八年，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鼓舞下，近万名香港技术工人回内地参加国家建设，把技术献给祖国。也就是说，当时有大几千名工人跟何婆婆夫妇一样，是充满热情的去支援祖国建设。 这几张相片就是当时香港这边开欢送会，以及在车站送别工友的场景。我们知道，一九五八年正是大陆的大跃进开始的年份，也是所谓的三年困难，就是三年饥荒即将要开始的那个年份。何婆婆到了福州，她觉得自己很不适应那个地方，语言不通，她先生又因为水土不服，所以一直在生病。 呃，他们的生活过得倒是还可以，因为吃住开销很少，基本上都是组织上包了。那每个月八十块钱，说多不多，大家想买东西实在没什么可买的，所以钱就总是花不完。他也提到说，大陆的工会跟香港的工会气氛完全不同，没有做游戏，没有去郊游，只有开会。那总之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何婆婆最后决定说，呃，我一定要回香港。 他说：“我这辈子很少坚持要做什么事，但是回香港这件事，我说什么都要我先生答应。但是他先生答应了，组织上不批准他们回去。那据说他先生后来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因为身体不好，所以要求回乡。最后是国务院给当地的派出所下了文件，才给他们办好了回香港的手续。可是呢，他们在福州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积蓄就不能带回香港，最后只能空手回乡。” 在香港入境的时候，还花了一笔钱去贿赂官员，才顺利回到香港。据说当时跟他们同去大陆的那些工友里面，有一些人最后一直拿不到回乡的许可，不得不采取偷渡的方式回来香港。那到了一九六零年初，他们回到香港，三天左右，呃，就找到新的工作了，收入也不错。那从此他们就在香港安顿下来了。呃，何伯伯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我们把视线再拉远一点，看回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个时代，右派在大陆是受尽打压的，就像左派在台湾。因此，大陆是一个极端的左派社会，而台湾是一个极端的右派社会。然而，在香港，一方面既有反共的绿背文人，另一方面也有亲共的工厂工人；既有大张旗鼓欢庆中华民国国庆的右派组织，也有向红色中国输送技术工人的左派组织。 而且恶二者呢，都各自有，呃，各自公开活动的空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虽然五十年代的香港地处资本主义阵营抵抗共产势力扩张的最前沿，就像这张图上显示的一样，但是它却并不是一个极端的社会。然而，香港最热情拥抱红色中国的这一批左派，像何婆婆她先生这样的人。 那多多少少在面对大陆的真实情况之后，理想也受到很大的挫折。